锵锵三人行，哎，有婷啊，这个我们节目啊，这个很多时候我讲的话是不负责的， <laughs> 因为是有幕后的人。你像这个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导演啊，就一定要让我用一个段子来做开头。我呢不想说，但是他非要我说， <laughs> 那么我想我就念一下啊， <laughs> 说 <clears throat> 念了啊，洗耳恭听。哎，有网友问，如果张柏芝、谢霆锋离婚了？ 我们还要不要相信爱情？纠结呀。不过。 如果张柏芝离婚后和陈冠希复合，谢霆锋再跟王菲结婚，李亚鹏最后跟周迅在一起的话，我想我还是相信爱情哈， <laughs> 很好，我觉得这个段子哈也讲出了一个事实，嗯，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嘛哈。在美， <laughs> 在在在美国好莱坞啊，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哈，嗯，就在好莱坞的，在好莱坞超好了，好没错。 好莱坞很经典的，对对，好莱坞它就是忽悠的，好，好莱坞，好莱坞，在那边那个所有人呐，都有生级器官的关系嘛。 只要你慢慢去找。又一句经典啊！不，这是他们说的。嗯，他们说算过，拉边在那边从事呃电影工作，在电影产业工作的人，比方说有十五万人哈，基本上你可以算得出来，到最后没有生殖器官关系的男女，大概只有五六百人哈，其他的都是互相表兄弟姐妹啊，全部串联起来的， <laughs> 所以反正不排除这个可能嘛。就等于是说前一两个礼拜、两三个礼拜，我们也看着谢霆锋跟他谈。 太太哈，觉得非常恩爱嘛，啊，做人要发出现了这么。 这么快乐的新闻呢？提供所有的华人观众来 <laughs> 每天来讨论这个这个哎，这个又又停，你有资格发表一下？对他们刚刚说他怎样才会相信爱情？我今天在微博上也看到有人说，如果他们两，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呃很不幸离婚了，他才会开始相信爱情，因为爱情就是应该要如此现实。之前的他们太完美了，太像童话里了，太不切实际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也就是因为他们塑造成非常完美的形象，所以这些记者们啊，或者是说旁边的一般人们。 我们现在是公民狗仔嘛？大家每个人都希望我在街上就看到他们两个有问题， <laughs> 我就就觉得大家就觉得我不好，你也别好，是 <laughs> 有这种心态，所以今天才会有这种什么飞机上那种头等舱的事情爆料出来。我我我我我这几天真的有一种这个挫败感，你知道吗？就说尽管我仍然认为狗仔队是下三滥哈， <laughs> 可是我现在发现我自个儿也下三滥，就是我不得不屈服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东西，我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，我我过去是按说是哎，我现在真的。 能理解，边看边骂，嗯，就是这种心理。我一边看，我觉得这帮狗仔队忒不是东西，我吓死了。可是为什么我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， <laughs> 就一点每个细节都把握，都不错过。 那你觉就觉得我这个人格分裂了，你觉得你这狗仔队下三滥在什么地方？首先说爆出什么头等舱，他们拍照，陈冠希他们拍照哈，这个不是狗仔队爆的嘛？对对，我我说的是这种狗仔的行为，倒不一定是狗仔队。文化的，嗯嗯，对，这种狗仔的行为，因为你坦白讲，你完全没想到后果是怎么样哈。当然，我们做什么事，假如都想到后果的话，可能什么事都做不了哈。可是我这个事情，我后来回想说，你看。 这个明明好像是哎不错的，经过前几年的一番的风浪大风大浪之后哈，后来因为拍一张照片，而且可能是在头等舱，我不晓得是谁爆出来的，可能有八公或者说婆看到回家上个网，或者说跟他朋友讲，朋友跟朋友讲，朋友跟朋友讲，就变成这个，可能一段可能白头偕老的。 呃，婚姻就这样没了。然后两个小孩，我不确定他们看得开看不开啊，可能也看不开。小孩也会心理受到影响，性格受到影响，人格受到影响，到最后可能就产生了很多悲剧哈。可能只不过因为一个人的八卦。 在头等舱偷看了人家，坦白讲？你不确定他们拍照的时候讲了什么话嘛？可能张柏芝跟那个陈先生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一辈子不会原谅你了。不过照还是要拍的。 <laughs> ”这可能是这样吧。我我有一次在这个香港的这个火车上，我跟一个女孩子一起坐火车，坐在一起嘛。哎呀，我就觉得她能到一个什么行为啊？对面有一个女的，嗯，实际我家伙极为灵敏的，对吗？我眼睛的余光就看见她，嗯，她呢？ 就拿起手机来啊，他要拍，他要拍，但是他也怕我注意到他，他假装自己看， <laughs> 然后呢，哎哎哎哎哎，这样这样这样转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到最后我就一直看着他，就正正的他看着我，按下快门，然后正好我就一直看着他， <laughs> 哎，他也按，也敢按下快门啊？不是，他按下之后呢，正好到站了。 蹭一下，他可能都没到， <laughs> 没没该到这儿，但是蹭一下就走了。我就是这种窥视，它是可以到这个毫不礼貌，而且也不会征求你同意这种。是是是，我在台湾也被跟过，那时候还在当主播，就是在台湾当主播的时候，我那时候跟当时的男朋友去逛个街，然后那个人呢，你就可以发觉呢，他一直靠着一个小女生，那就像你说的，他那个照相机呢是放在他的这个这一边，然后呢，他就会利用就在你旁边，他就一直不停的。 就是他在看着他的快门是不停的在按， <laughs> 你看着，他不管他就是，而且现在用录影的，他已经不用快门了，快门太慢，他直接用录影的方式回去再用截图，这样的动作才流畅，然后呢 <laughs> 才可以知道整个形象，所以现在已经这个这种已经算是幸运了。比方说他偷拍你，你真的在那边被偷拍哈，可能你没做什么坏事，他也偷拍你哈。我们经常最讨厌是碰到说他真的不是偷拍你，他是看到你。 也然后呢，就上网来讲，他也没把话讲清楚。比方说，我曾经有一阵子啊，呃，回家，对，家辉的这个夫妻俩呀，闹过一次 <laughs> 家家变，就是就可以分享一下。 <laughs> 没有家变啊，这个啊，你说那一次家变，我闹太多了，我都忘了。那 <laughs> 这一次蛮无厘头的，所以我一点都不会心虚哈。 因为呢，就是回家看到我太太就么脸色凝凝重哈不太好， <laughs> 我听得是淫乱， <laughs> 不是 <laughs> 凝了，凝重凝重凝重凝重，这个这个，幸好我他对于广东台的那个节目做多了，这还是广东话比较帅，广东有广州话台了，大家对香港台香港香港台香港台收看啊，嗯，反正我就问什么事嘛，他就问说哎。 是不是今天去了什么时钟酒店？说我去了酒店哦。我说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不，我说哎哎怎么怎么会没有啊？当然说没有哈。然后他说就是上网看到嘛，就看到有人这样写，哎，在一家酒店的门口看到马家辉这样子哈。嗯。就是然后就写了一堆。那我想起哎，我当天好像是经过那个地方，可是他当然不写前言后语，就写说。 把那个片段写出来，在酒店那边，而且还描述我五官表情，他好像充满了亢奋的心情，经过其中酒店，那这样就引起了整个家庭的不愉快哈。我觉得这不负责任。所以这个明星话题的这个作用啊，其实是提供全民的这个话题。嗯，你像你说的这种吧，对于明星来说，我觉得眼下今天这时代是躲不过去了。嗯，刚才你就讲这个什么好莱坞啊？我最近乌 <laughs> 啊，我教你普通话。我为什么好莱坞？我为什么最近？ 也准备下三滥了呢，嗯，因为我那天看了一本书，就是叫什么《电影手册》，就研究这个好莱坞的这个 <laughs> 明星现象，然后我就发现呢，我们都老土了。是，就是说，谢霆锋、张柏芝，你们入了这个圈子啊，照美国好莱坞的来讲哈，它就是一种明星体制，这种明星体制啊，实际是一种社会系统工程，包含了明星的私生活，一切都是大家公共议论的这个。 话题像什么玛丽莲梦露啊这种啊，呃这个这个就搅不清楚的这种关系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明星也许避不了，但是啊这种类似的这种行为在私人生活、一般人的生活当中啊，这种人最坏，是太坏了。在哪儿看见人家老公或者人家老婆跟谁谁在一起？讲实在话，你像我们朋友哈，比如说我要看到佳慧，我肯定不会说的。 <laughs> <laughs> 那男人护男人。 但如果你看到你好朋友，就是他的老婆或者他老公在外面，可能真的有第三者，你真不讲？你真不讲吗？他是你好朋友哎，我觉得。可是他的另一半背叛他，你真不讲？我不会讲的，因为因为我这这么说啊，咱即便从最正义的角度讲啊，这种事情啊，最终他只包不住火，你明白吗？让他们夫妻俩啊。自己去走到结局，对吗？自己去去发生问题，最讨厌的是别人。 你比如说，我认为这个谢霆锋和张柏芝的关系啊，实际上不管怎么发展呢，他已经不可能不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。你想换了你，你能自然吗？整天报纸电视说着两口子回了家， <laughs> 他怎么聊这事儿啊？你知道吗？有有有这个生活当中有也有也有些女的，也有些男的，现在口德更坏。 你知道吗？看见人家这个，呃，就就就就就就爱说，我这这这怎么这么讨厌呢？对，那么这种情况哈，你说发生在你刚说的那种哈，被每个人报纸报道讨论，当然压力很大。坦白讲，这私人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嘛。你可能比方说碰到谁谁谁呃跟呃女生吃饭哈，你假如不知道了，他可能就是那一两天的意乱情迷，可能就过去了。 他婚姻还是没事，白头偕老。当你告诉了他老婆的时候，他老婆知道之后，那下不了台啊！怎么办？我的朋友知道，没面子的，没面子的时候，后果就来了。可能一段明明很好的婚姻，结果就没有了。结果就改嫁了。窦文涛， <laughs>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：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哎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也挺是非。 有几张照片啊，咱们可以看看，都有点象征意义啊。咱们再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你看见没有？这是车展。嗯。车展的时候就这么拍，然后你注意到那女的那个手啊，还挡着一个人的那个照相机啊。是。因为那照相机的角度已经去到那儿了。 <laughs> 然后你再看下两张，哎，这就跟咱们今天这个题目有联系了啊。哎，你瞧，英国威廉王子的大婚呢，人家大方。 这个女方新娘呃新郎啊，请的是三位前任女友，是吧？来来出席自己的婚礼。你看这英国人是吧？哎，你看长得这 <laughs> 像谁呀？ <laughs> 这三个是不同的 type。哎，我发现这仨长得像三个演电影。 <laughs> 这仨《Sex and the City》。呃，你再看下下一个，你看女方新娘也请给这前男友拿着是新娘给他的请请柬啊，哎，参加自己的这个婚礼。 所以，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张柏芝跟陈冠希的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，当然你可能第一个想象说， <laughs> 哎，这女生怎么没想那么多？你都没想谢霆锋怎么想嘛？然后当然就骂声一片，人就说女生不检点啊，都很话很难听的话都出来。后来我想一下，我说你说女生在这个面对前男友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心胸一直都是？如果你真的爱过啊，你这心胸真的是很宽大的，不管他对你做过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原谅他，你不觉得吗？你想想看，可以跟他主动换位置到一起拍照，这需要多大的一个表示？ 他心里面已经完全没有那个我们外界觉得对他的恨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他对前男友是很包容。照理说也是应该对公众是一个好的示范，表示说你对于你过往的情感，你应该有一定的包容度，跟他们的相处，你应该是要呃比较乐，就是比较不要一直有这种。 阴影在你的这个心里面的，哎，对对，你说这个我得想起来啊，咱都是下三滥揣 <laughs> 揣测啊，揣测。首先这个事儿是不是真有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对吧？我现在陈冠希说有啊，陈冠希说有 <laughs> 照片在张柏芝的手机里，我们真拍了照。他就是因为他承认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更加有真实性。不是，反正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看这所有的八卦报道，我唯一的理由都是爱护创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 <laughs> 在在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领域。 剧啊，是我们国家呀唯一的创意产业，货真正版的，货真价实的，最能体现国人自由的一个想象力的创意的。所以，我是照着保护创作的角度来 <laughs> 爱护这些报道。我就说啊，首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咱就以讹论讹啊。假想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现象？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，呃，大方演过头了。你比方说啊，比方说这个一个一个女的哈，碰见这个前男友了，是她。 第一反应是，哎呦，别说话，躲着。可是后来心里一想呢，哎，我明明心里没有什么鬼，我要是偏偏这样啊，才显得我在乎他，才显得我介意他，这样更对不起我老公。 <laughs> 我偏要显得我很没量大，没没什么，这事儿过去了，这事儿在我心里是丝毫不留痕迹。哎，那么我就偏要显得大嘛，但是呢，有点有点作过头了，作过头了就热情有点过度。 有没有这么一种理解？对他一个，你要看每个人的性格嘛哈。比方说张柏芝，我们看到那个性格真的非常刚烈哈。嗯，我们看到当初几个参与这个不参与哈， <laughs> 发生牵涉到这个事情的女明星啊，好像是她最早出来来面对访问，接受访问。 侃侃而谈一个钟头，两个钟头，头他就是这样嘛。当他当天来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在电视镜头面前哭了、骂了、讲了之后。 可能就像文涛说的，把这事情放下来了嘛。而且我发生这事，我还跟朋友说：，哎，假如我是张柏芝哈，发生这种事，回去怎么样来跟谢霆锋讲呢？就引用曼德拉的南非啊， <laughs> 曼德拉的说话嘛。 <laughs> 哎，别忘记曼德拉被关了几年啊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二十七年，对不对？关了二十七年之后，后来他当上南非总统，对，他做什么？他的当上总统那一天，他邀请很多嘉宾、贵宾来嘛，他邀请了。 当年二十七年来在监牢里面来看管他的、虐待他的三个白人守卫，来他的这个典礼，曼德拉是这样说的：就说我知道，从我被放开来那一天啊，二十七呃七年关了二十七年，他们把我放出监狱那一天，在我踏出大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仇恨放下来。 不然的话，他们没有把我放出牢里，我还是自己把自己关在牢里。嗯，那张伯基可以这样说嘛？从我那一天我就知道，我一一定要把姓陈的这个家伙的事情放下来，不然的话，我永远被拍照，永远被人家被这个阴影关注哈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这样讲吗？哎，是，你可以这么讲吗？可以啊， <laughs>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应该是一个好的示范。但我没有想到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，大家在一个发酵过程之后。 女的被骂了，而且是被骂的很难听，所以现在在嗯男女关系里面，女生一直比较弱势。我总觉得她绝对不可以。如果我们就明星的效应来看啊，就延伸到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她绝对不可以重新出墙。像之前伊能静也是，你牵了一个人的手，你怎么知道她老公他们两个本来的夫妻关系如何，或她跟那男的过去？但因为女生先红杏，被人家认为先红杏出墙的时候，照片可能先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变众矢之的，你就不得翻身。男生，哎呀，男人嘛，花天。 酒地，呃，男人都会犯，男人都会做的错啊，不是？成龙大哥也这样讲，他现在一帆风顺，是吧？我们我们给予男人一个他的空间，但是女人没有这个空间，我们不行。那既然有老公那么爱你，你还想要怎么样？你还想要跟前男友复合吗？你还想跟他照一张照片吗？No，你就是要当贤妻良母，你就是应该。 维持你女生该有一个好老婆的形象，这样有太很严格， <laughs> 非常严格。我觉得是是是，这个这个背后啊，实际都是隐藏着一些土鳖的想法。 <laughs>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就是我就不明白哈，你像我这么一个高雅的，为什么我这对这个事情这么样的爱看呢？你说为什么？太贴近生活了吧，是吗？还是说他在里面高潮迭起，什么剧情都有了？ 就他不是只有，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他们继续下去，就是像他们从金像奖之后一直都是如此爱他，如此爱他，如此爱他。你再看一年就无聊了，也没什么好写。他们就是很爱， <laughs> 哎，谁知道？就在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很爱的时候，哎，要离婚了。哎，这个落差太大。开头读出来的问题，让我有一次想起又婷， <laughs> 就是你看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他们离婚了，我们还要不要相信爱情？嗯，这个提问题啊，就非常的。 荒诞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你那天说的一样，你记得有一次你咱做节目，你坐这儿，你说啊，我看见这个郑秀文和许志安复合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些剩女啊，什么有希望。我当时我就问你，我说郑秀文有救了，你怎么就有救了？ <laughs> 就是这有什么？为什么你看他有一个寄托，我就说是我，我那时候也是解释嘛，这是我的寄托。我觉得那是可以让你看到一些你希望做到的事情，它变成可，它已经变成事实的时候。 你就觉得那还有希望吗？就像你找一个人，你是我的模范，我看到你成功了，我就觉得不是这是 <laughs> 什么什么范呢？ <laughs> 我照你的方式，我在凤凰也有机会，就有一天主 <laughs> 持一个就是《常常十人行》。锵位置对，就是都都位。女人总把私生活问题聊到工作上面去。就是这是跟这是一样，就是我都会找一个模范喽。那越不可，尤其在这个。 现在大家最不相信爱情的时候，当一些好的事情发生，你会觉得特别的好。对，你会让他继啊，我完全同意你说哈。嗯。可是那个你说看明星啊，看成一个希望，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。嗯。比方说我不是黑心哈，我蛮高兴他们假如真的离婚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在香港出生成长，他的父母亲啊，在爱情路上的风风雨雨，我们几十年来看的，蛮富有戏剧性的。 然后呢？我觉得像谢贤跟他他的前妻离婚了，是一个完美的示范。不为什么，小孩长大了。 这是各自的路不一样，我还有下来二三十年的路的快乐要去找寻。然后呢，示范了一个很好的离婚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看到了，离婚之后两夫妻还带着老新的老公什么女朋友一起吃喝玩乐哈。哎，就我觉得这样才好。所以呢，第二代来了，假如就像你所说的，真的是那么完美，俊男美女、大明星、大歌星。 生两个小孩，我觉得那种所谓完美啊，觉得真的是跟人生的现实距离太远了。反而我他们能够离婚之后，能够跟像他们的上一代爸妈这样。 保持这样好的关系，大大方方，对我觉得才是好的气氛。你像你说这个迪布拉嘛，就是现在这个香港这个记者，我就发现，我就其实我看他们采访， <laughs> 我就看着我咯咯的这个乐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现在两夫妻啊打架呢，然后这个迪布拉呢就把两个孙子带过来就照顾孩子， <laughs> 然后我们就给这个迪布拉打电话，当然电话是打不通了，但是我们发现呢，他的情绪有变化，因为一打电话。 转留言信箱嘛，上午打电话，这个迪布拉这个婆婆吧算是，上午打电话她的留言还是那个轻松愉快哇哇哇这样的声音，你是谁啊，请打电，请打电话什么我不在哈，她说但是到了傍晚我们再打电话，发现留言信箱的声音呢就变得沉重低沉， <laughs> 感觉这个迪布拉一天根据自己的心情还要换这个留言信箱。要我若一天被五十通电话记者电话打，我我下午的留言当然也很难听了，就别再打。 了，别再问我们家。就是你看看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啊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这种所有的这种八卦啊，其实呢，他他真正的我觉得下三滥的地方，就包括我也下三滥，我们都有下三滥的一面啊。但是我们的这种下三滥的一面，实际就是让一个土鳖成堆的社会啊，更加土鳖化。聊的都是那个小市民呢，你看看哪聊的是他们，聊的都是他弄了他多少钱，哎呦，他把他房子，哎呦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